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教育方面的专家李老师，和大家一起聊聊啃老族的问题。李老师，近来我们常听人说起啃老族。 啃老族指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指那些不升学、不就业、不进修，终日无所事事，有谋生能力却还靠父母供养的年轻人。这样一个族群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啃老族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比如经济不景气，社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，年轻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；也有的是年轻人对工作的要求比较高。 自身的学历、知识水平却不怎么过硬，又怕吃苦，不愿出去工作养活自己，于是选择了啃老。啃老族的出现是不是也和家庭教育有关系呢？那当然，父母的责任也是不可逃脱的。对孩子溺爱的家庭才会出啃老族。在孩子成长过程中，父母没有教会他们做人要有独立精神，没有教会孩子怎样规划人生。当然。 社会原因也是有的，如前边提到的经济不够景气，年轻人就业压力大，他们找不到工作，只能选择啃老。啃老族的出现，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是很负面的哈。是，啃老族会使很多家庭出现矛盾，也会使原本能够生活的很幸福的家庭失去幸福的根基。 啃老族的问题将成为未来影响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，特别是在中国已进入老年社会的今天，啃老族必将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。那啃老族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？年轻人要独立自主，这种精神的树立，除了要有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社会也应该为他们创造适合的工作机会。与其让父母养活啃老族。 不如给他们工作岗位，让他们成为有能力养活父母的养老族。六、啃老族的特点是什么？七、以下哪一项是啃老族产生的原因？ 八，啃老族的出现和家庭教育哪方面的问题有关？九，啃老族的负面影响是什么？ 十，怎样解决啃老族的问题？